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一百六十七集，他并不是一千岁，他还在中国度过了五百年岁月，只不过回到天启纪后，仙界的时间只过了一个月，林清宵只能忍着尴尬将这五百岁瞒报。 但是外面的人总喜欢给他安年少有为之类的名头，林青霄每次听到都极为尴尬。叶子楠和邹继白不懂为什么林青霄不喜欢，不过既然林青霄不想听，他们不说便是了。四人寒暄的功夫，后面又有新的访客到了。洛寒见林青霄忙，主动将人引走。岐山的客人来了，我和叶子楠、邹继白去那边坐，不打扰你们了。 叶子楠和邹继白知道林青霄今日会很忙，都十分理解。洛寒和叶子楠三人往清静处走去。离开时，林青霄不知想到什么，压低声音问洛寒：“你会那样想，是因为听了这些话吗？”洛寒愣住，一时没理解他在说什么。什么？林青霄抿嘴，只能说得再清楚一些：“你前天夜里的话。”洛寒努力回想。 终于想起三天前的雨夜，他曾随口说起林青霄操心的模样有点像他爹。前天夜里，我当时只是说了句玩笑话，林青霄竟然当真了，还记了这么久。洛寒无奈给自己证明，不是没有，你别乱想，我就是随便说说而已，你不要当真。你虽然比我大了很多，但还不至于像爹啦。 林青霄的心刚刚放松，又被那句“你比我大了很多”击中，而且刀刀正中靶心。邹继白没有走远，他听到林青霄和洛寒的对话，惊讶地捂住嘴，一脸吃了个大瓜的表情。他和叶子楠对视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同样的意思。前天夜里，夜里，洛涵从前面走过来，就看见。 叶子楠和邹继白两人挤眉弄眼，一副鬼祟模样。洛寒疑惑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叶子楠和邹继白两人一起摇头，笑容颇为暧昧。“没事，没事。”洛寒怀疑的看着他们，这两个人怎么神神叨叨的？他又问了两次，这两人只是摇头，笑而不语。洛寒见问不出来，也就算了。 他们三个找了个清静的亭子坐下闲话，亭外有草木阻挡，清幽安静。邹继白看到树丛外不断掠过的人影，感慨道：“嘿，今日来客真多呀！”没错，叶子楠深有同感的点头：“我活了这么久，除了十万年一次的蟠桃宴，再没见过此等盛会。这么多大忙人都汇聚于此，林清霄的颜面委实不同凡响啊！”这几个月，他的世界已经传遍了。 年轻强大又前途无量的中山之主，谁不愿意结识啊？邹继白说着，就感受到一种微妙的酸涩。说起来，我也快一千岁了，大家都是同龄人，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？叶子楠有感到被内涵，立即嚷嚷：“你酸你自己的，可别带上我！谁带你了？我明明说的是洛寒。”邹继白吃了一声，十分信任地看向洛寒。 洛寒，你说是不是？啊邹继白记得洛寒说过，他也是一千岁左右。邹继白像找到同盟一般，来和洛寒寻找认同。洛寒陷入沉默。邹继白想起自己被他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欺骗感情，突然觉得不妙。怎么了？你难道不是一千岁左右吗？叶子楠一见就乐了，故意问：“你竟然不知道吗？”邹继白不祥的预感更加浓郁了。 他心哆嗦着，小心翼翼的问：“知道什么呀？”叶子楠幸灾乐祸的说：“洛涵可不是你的同龄人，他今年才十八。”洛涵听到这个年轻的过分的数字，尴尬油然而生。他算是明白刚才林青霄的感觉了，真的太尴尬了。洛涵本能阻止，并不是十八。邹继白一口气都要背过去，听到洛涵的解释，可算重新喘上气。 <laughs> 我就说嘛，哎呀，叶子楠，你做个人吧，不要随随便便骗人。鹿晗才一千岁就能有这等灵气操纵能力，已经够变态了。你居然骗我十八岁，这就假的太过了啊！邹继白说的太快，都不够洛涵把一句话说完。他沉默许久，愧疚的补上后面半句话：“我我并不是十八，而是十九。”哈。 叶子楠没忍住，哈哈大笑。邹继白一记回旋镖，稳准狠扎中自己。他发现，自从认识洛寒后，他的心脏明显不好了。邹继白默默捂上心口，沉痛地对洛寒说：“哈哈，呃，不是，洛寒，别，你做个人吧。我我居然我还信你。哎，我真是瞎了眼了。这女人都是骗子，我再也不会听你的话了。” 他们的学渣同盟早在非洲的时候就破灭了。洛涵说他学习不好，说他不懂阵法，说他贫穷且黑，邹继白都信了。他入了戏，最后却发现从头到尾只有他一个人说了实话。洛涵他既不穷也不衰，更不弱。邹继白一腔热诚终究是错付了。邹继白受到人生重创，一时间连话都不想说。 他的另两个队友完全没有来安慰他，反而在兴奋的聊八卦。哎，外面来的是一家吧？我以为会是易华轩代表昆山来，没想到他父亲也来了。林清霄现在是家主，易华轩却只是个少主，两人足足差了一半，由易华轩来道喜，于理不合。叶子楠啧啧感叹：易家最近风头盛啊，他们来这么多人，显然想和林清霄拉拢关系。 叶子楠点到即止，没有再往深谈。但是洛寒心知肚明，易家拉拢林青霄是在为日后竞争天地做准备吧？可惜林青霄也是龙族，他同样是角逐人员之一。易家这一招还是算错了。他们俩正说着，外面又响起礼乐声，隔得太远，通报声不太真切。可是听声音，似乎是灵山素家。素家。 这就有意思了。洛寒挑眉，苏家的姻亲林显红被圈禁，苏一芳也几乎是半禁足状态，而苏家父母看好的女婿林崇玉更是被中山除名。林山如今和中山的关系着实有些微妙。苏家父母为林崇玉铺路这么多年，最后真正上位的却是他们一直没看在眼里的林清霄。 洛寒都不知道素家父母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来给林青霄道贺的。洛寒压低了声音说：“素家家主竟然亲自来了，我本以为他为何中山生分。他倒是想硬气，但是也得看他能不能硬气的起来。”叶子楠说：“听说素家家主这段时间一直在找素影月，想悄悄的把素影月接回来。” 不知道没找到，而素影月不肯走。反正现在素影月还和魔人厮混在一起。素影月是灵山唯一的继承人，他本来就修为平平，现在龙丹破碎成了废人，又和修魔之人不明不白，恐怕这段日子素家家主的日子并不好过。龙族内部倾轧严重，嫡和庶、主家和旁支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，谁强大谁就是正统。 素家家主挑出来的继承人办出这种不光彩的事儿，还废了龙丹，谁都知道素隐月的坦途走到尽头了，他已经自动被人从继承人的名单里剔除出去。既然手里没了筹码，素家家主还怎么压制其他旁支？所以素家家主来找林清霄一点都不意外。素家家主眼看女儿和妹妹都指望不上了。 他要想保住自己现在的家主之位，就只能求助唯一的血亲外甥林清霄。林清霄和素家并不亲近，但是好歹林清霄身上流着一半应龙的血。利益落到自己人手里，总好过被外人夺去。洛寒唏嘘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果然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” 太现实了。林显红被软禁，他的盟友苏家家主一瞬间就转变态度，前来交好新的家主。苏怡芳、苏隐月落到现在的处境，都和林清霄脱不了干系。但是苏家家主愣是忍了，依然像个没事人一样谈笑风生。恐怕苏怡芳也知道娘家和兄长不会给自己出头，才主动称病，给自己留下最后的体面。所以这世上。 娘家好，夫婿好，哥哥好，弟弟好，都不如自己好。苏怡芳和苏银月之前被多少人艳羡命好，可是如今说被放弃就被放弃了。指望命好，不如指望自强。说起这些，在座三人都感到唏嘘。邹继白叹息了一会儿，一低头发现自己刚买的玉佩没了。 吞元兽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出来，嘴里正在可疑的咀嚼。邹继白手都哆嗦起来了。这里放了这么多东西，你独独挑我的玉佩下手，吃我的却不吃林清霄的，现在的神兽都这么现实吗？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。